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您和中国的一线作家都有交情，海岩的第一件收藏品还是您帮他挑选的。您写过爱情小说之后，就去写文物了。我和这些作家关系都非常好。 五十岁以上、六十岁以下的都认识，他们这些人本身都文学素养很高。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都是分配的，不能辞职。后来慢慢的，很多人退出了文学圈。我曾经还是有些文学理想的，但后来觉得文学界不争气，就从那里面走出来了。后来我写的关于艺术品的小说，比他们的文学小说还畅销。你怎么评价文学界和文物界？我觉得。 文物比文学好的一点在于它比较深，而文学比较浅。好比你原来是个吸烟者，那是文学；而搞文物的就是雪茄。等你吸了雪茄，你会发现香烟比较淡。文学的评价标准也是个问题。写诗可以有好坏，反正都能写，谁好谁坏也没有一个终极标准。但文物是一个很窄的领域。 而且文物是有终极判断的。我发现文物界很多人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，文物界的人都特别死板，眼界特窄，而我眼界比较宽。您介入公共事务极为频繁，前不久还在博客上写关于贪官什么的文章，这样做是要保持影响力，还是纯粹出于表达的欲望？博客我一年要写一百三十七篇，最近四年都是这个速度。 对我而言，收藏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。我因为在百家讲坛说收藏而红了，但我觉得这反而是我最不看重的事儿。如果说我是收藏家的话，那可能是因为我著书立说了。商人、作家、学者、收藏家，在这几种身份之间，您如何评价自己？我是一个学者，不是一个商人。我曾经和我儿子说，我能够做一个学者是这个时代的不幸，是我自己的大幸。 我们不能和王国维、陈寅恪相比。我实际上没读过什么书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化，所以稍微读了一点书的人就显得有文化。六、关于对话中所说的一线作家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七，男的怎样评价文物界？八，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九，男的怎样看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？十，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